说玉掌教前些日子神秘失踪，看来传言不实啊。我没有死，想必你们很失望吧？这与我何干？听说你一失踪，玄都山就为了一个掌教职位争来争去，玉掌教应该怀疑你的师兄弟才是吧？玉师弟，你身上还有伤，赶紧去包扎歇息一下吧。哼，是我错了。 什么？你错了！我一心想为玄都山谋千秋万世的基业，却没想到从一开始就错了。我不肯当突厥人的傀儡，他们便对我下毒手，扶持另一人当掌教。你的失踪与突厥人有关。那夜有人模仿沈师兄的字迹送信来，说在后山小院等我。 谁知我过去之后就被三人袭击，他们全部蒙着脸面，且武功高强。我身受重伤，落下悬崖，被树枝拦住，侥幸不死。想来这是上天怜悯，让我回来指证凶手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冒充沈师弟给你传信？那三名神秘人又是谁？他们从头到尾都没露出面目。 不过我知道，一定不是二师兄。有人模仿我的字迹给你送信，你立马就相信了，这说明你心中有愧。 <laughs> 二师兄说的对，我所作所为一无所成，却害得你受那样的苦楚，是我对不住你。阁下言重了。 这也是我的报应，玉师弟，如今大敌当前，你的事能否稍缓片刻？不能。段文央，前些日子我刚刚拒绝了你们的提议，紧接着就遭遇了暗算。若说其中没有你们的手脚，傻子都不会相信。玉掌教，不要随便冤枉人，我哪能神不知鬼不觉潜入玄都山？ 怎么说也得打伤几个弟子才成吧。若有奸细里应外合，自然能瞒天过海。哦，谁是弟子言何意？原英与我说过，突厥人对玉儿威逼利诱不成，便找上其他人。突厥人还说，若他肯乖乖听话，便扶他当掌教。虽然原英没有答应，但我想，总会有人经不住诱惑的。 不错，先是暗算我，继而在掌教之位虚悬的情况下，你们就都上山来了，可见今日之事早有预谋。玉掌教既然这样说，我不当这个坏人，岂不是辜负了你的期望？哼！突厥的勇士们，给我拿下这群人！ <laughs> 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，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千秋》第十六集。 这几人是我师亲手调教出来，突厥最厉害的武士。他们早就听闻玄都山道长们的武功厉害，今日正好讨教一番。是啊，沈师弟，往日玄都山多有对不住你，但玉挨宣布你为弃徒时，我也是帮你说过话的。还请你看在祁真人的面上，守住玄都山。 <laughs> 沈道长，我真是为你抱屈。 当初你落魄的时候，他们没拉你一把，今日有难了，竟要你以德报怨。要我说，你也就别管这闲事了。等他们都死光了，掌教之位自然就还是你。如何？不如何。玉矮自封掌教，我却没有答应。他将我逐出玄都山，我也依旧是奇凤阁的弟子。有我在。 谁也别想打玄都山的主意。孔曾来迟，还请掌教降罪。我听云畅和安乐说了，孔长老正在闭关，眼下能赶来已是幸甚，何罪之有？大敌当前，岂能独善其身？些许宵小，由我来应付便是。不劳掌教出手，只怕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哼哼，蛮子就是蛮子。 光会耍嘴皮子。哼哼。神桥， <laughs> 看到你，我就觉得可惜。可惜在半步峰下捡到你的人不是我， 元宗主呢？上回一别，贫道甚是想念。忘了告诉你，如今合欢宗的宗主已经换人。你若是愿意来做客，我兴许会带你去瞧一瞧他尸骨沉潭之处。你杀了他？很意外。早就听说你们不和，只不过袁宗主不像是会坐以待毙的人。 他的确有几分小聪明，否则我也不会等到现在才杀了他。可惜了。你喜欢他？元宗主虽是女流之辈，但与你相比，尚有一派掌门的气度。若由你来当宗主，只怕今日之后，合欢宗就要改换门庭了。 <laughs> 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我要杀了你。 你你你啊！嘿！嘿啊！啊！桑锦行使的什么妖功，竟然能在半空中步步向上？你们瞧仔细，他其实是借力使力，那一步步都踩在自己脚面上，只因动作太快，看着就像踏云飞升。我师父说过，合欢宗内有一门步法，叫天渊十六步。 那你可知要做到这一点得多深的内力才行啊？小兄弟，别挤。你师叔跟我师尊正打得起心，你也陪陪我呗。 这样厉害，沈师叔抵挡得住吗？哼， <laughs> 山河同悲剑比得过雕龙掌？打雷了！阿弥陀佛，天台山临近东海。 每逢夏秋，海风便裹挟着雷雨而至，既为无常，也为有常。万物无常，有存当亡。法医禅师既能执掌天台宗，不会不明白其中道理。何必再绕弯子呢？燕宗主千里押解雪婷回来，天台宗理当答谢。 但先师将《朱阳册》残卷与佛祖舍利同列为佛门至尊，严令弟子不得轻易示人，否则就是大不敬。且残卷现世，前有出云寺，后有若羌古城，抢夺纷争恐怕难免。此等情形，实非我所愿。那不知贵宗的残卷如何才能看到？ 此处虽不及西天极乐，但亦有佛家宝典万千。燕宗主既然来到，便是有缘，可随意阅览。本座只想要朱阳册的残卷。阿弥陀佛，贪欲已伤生。燕宗主既得了于你而言至关重要的一卷。 何必对剩下的执着相求？本座为何而求？那是本座的事。贪不贪，还轮不到你来评判。你给是不给？这般强取豪夺，老衲实难应允。话已至此，燕宗主若要一意孤行，那天台宗的十六阿罗汉。 只能列阵相迎了。好，若本座破了你们的十六罗汉阵，还请大师交出残卷。 剑光被桑启行的巨龙吞掉了，不对，剑光又出现了，还越来越亮。哎！龙碎了！反手为攻，好个沈乔！ 桑景行的雕龙掌已真化境，用上十成功力，便能用真气凝聚出九条飞龙，分往不同的方向绞杀对手。若遇上，唯快可破。 有人偷袭，可恶！玉儿，的背后。嘿，玉居然引得风雷破我雕龙掌！嘿，不好，钢铁师要跑了！嘿，你，这师追上去了。天武怎么这么厉害，都追上天元十六步了？嘿。 什么？站！哎，你怎么样了？们打，跑了。先看玉儿的伤势。 女师叔胸口的银锥，没入了大半，这不像是合欢宗和突厥人的东西。二师兄，阿乔，是我。你别急着说话，好好休息，我会为你疗伤的。方才对你出手的人是。 谭元春？什么？哎，别担心，刘长老已经去追谭元春了，我帮你去看看。 师尊将掌教之位传给我时，我绝没想到，后来会发生这些事情。否则我一定不会继任。我也没有料到。 <coughs> 我曾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对的，是师尊太保守，是你太无用。可可是。 我后来才知，错的人从头到尾都是 <coughs> 都是我。玄都山长久以来与世隔绝，闭目塞听，已经到了不能不改革的地步。而在那之前，我却从未想过这究竟是好是坏。你错只错在与突厥合作。 对我下毒，但你对玄都山这份心思，却是连我都记不上的。可终究，还还是我错了，我不该不相信你，不该起了贪婪的心思。你别说了。 把命还还给你，你别恨我了，好不好，阿乔？你你为我哭了，是。 等你好起来，我们一起去拜祭师尊。我多么希望回到小时候，你带师尊教我和元婴练剑。虽然板着脸，可可是怎么看？ 我追在你身后，想让你喊喊我一声师兄。你被我烦的不行，只能到处躲着我，我就到处找，找啊，找。阿乔，阿乔师弟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要去告状了。嘘，你小声点。啊啊，你做甚啊？ 小猫，他们娘亲不知去哪了。要不咱们把他们带回去吧。那天你跟恒波说想养小猫，我何时想养了？玩物丧志。嗯，养就养吧，但先等等看他们娘亲回来不。好啊，二师兄，你想过要让玄都山出事吗？ 我就想守好师尊传下来这份基业，将你们保护好。师兄，我从未想过取你而代之，我知你不会答应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若我反对，你便将我软禁起来，从此当个有名无实、不见天日的掌教。是也不是？我也希望玄都山能更好，这份心意绝不下于你，你又何必摆出这一副圣人嘴脸？难不成？ 全天下就你一个人是对的，其他人都是错的。我身为齐凤阁一波传人，就此宣布：从今往后，玉爱不再是齐凤阁的弟子。 <laughs> 你怎么敢？师尊早已仙逝，你的话如何能代表他老人家？师尊临终前，只有我在左右，师尊的衣钵也只传我一个人。我的意思。 便是他的意思。我曾经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对的，是师尊太保守，是你太无用。可我后来才知，错的人由头到尾都是我，是我错了。 Uh, uh. 沈师叔，沈师叔，段文渊走了，其他人也都走了。孔曾无能，未能留下段文渊。明昌，将你与师叔搬到房中，替他收拾一下吧。是。孔师兄。 段文扬离开前，可有说些什么？啊，有。他说是谭元春暗中传信，告知今日要选出新掌门的。他们暗中达成协议，由合欢宗和突厥人将反对谭元春的长老们都杀了，谭元春再出面退敌。等坐稳掌教之位，他就就什么？ <laughs> 就让合欢宗与突厥人一同瓜分玄都子府的典籍财富。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，你回来了。哦，他还说玉矮会给你下毒，这谭元春没少煽风点火、挑拨离间。玉矮下毒害我，自然门规难容。但人死如灯灭，这些事情就不再追究了。我自会带他的尸首去历代祖师牌位前请罪。不过从今往后，我希望玄都山上下能够齐心协力。 众志成城。再有勾结外人的，一律按师门戒律来处置，不得轻饶。谨遵掌教之命。沈道长，谭元春已经捉住了。 刘长老将他绑在刑堂，等你发落。我去看看。哼， <laughs> 看见我如今下场，你想必很快慰吧？给他解绑，再搬个座椅来。 掌教，这无妨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。是。 <coughs> 你到底要与我说什么？伸头缩头都是一刀，痛快些吧。我不知道说什么。 成王败寇，何必假作慈悲？大师兄，打从我进师门起，每当师尊不在，就是你带着我。我们之间相处的时日，比玉雅、元英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长。我自以为很了解你，可结果并不是。但你对我，应该是很了解的。 我是不是假作慈悲？你也该是清楚的。你准备如何处置我？杀了我，给玉儿偿命吗？段文阳说，当日你曾挑唆玉儿，促使他对我下毒。不错。 <laughs> 难不成你还对我这个大师兄有所期待？ 我听说你在外头吃了不少苦，不过你不仅熬过来了，武功还突飞猛进，这是我没料到的。恭喜你，阿巧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打从师尊将掌教之位交给你的那一刻，我就一直很不痛快。玉矮的事刚好是一个契机，今日若不是你出现。 我早就名正言顺接过掌教之位了。你与我师兄弟那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我的秉性。当年师尊欲将掌教之位交给我时，我便询问过你，但你并未表露过分毫。你若想要这个位子，我必会设法转还。你为何还要如此？ <laughs> 为何？你竟然问我为何？ 那掌教之位，若不是奇风阁亲手交给我的，我稀罕吗？我入师门比你早，师尊却更看重你，对你倾囊相授。我常想，他若不喜欢我，把我逐出师门便是了，为何要以我的存在来衬托你的受宠？你是这样看待师尊的？哼，在你心里，他自然样样完美，无处不好。 可其他人呢？我要证明他的做法是错的，你根本担不起他的看重与托付。我要他在地底下好好看看，他错了。我要他记得，他还有个徒弟叫谭元川。元英和恒波他们，并没有你这样的想法。哼， <laughs> 那是因为他们入门晚，师尊对他们疏于过问。 他们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期待。你问一个没有喝过粥的人，粥是什么味道，他能回答出来吗？你现在知道了，你们心目中那个好人大师兄是假的。我辛辛苦苦装了几十年，如今终于不用装了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痛快。 <laughs> 痛快！ <laughs> 你要如何待我？ 直接杀了，还是废去武功、戳瞎双目再丢出去，像你当日那样？你犯下门规，本该处死，但师尊临终前曾交代过，要我护你们周全安乐，更要我待你尊敬有加。 不能因为你不是掌教就怠慢你。月爱已死，师尊九泉之下，必不愿再见多一个徒弟下去陪他。 <clears throat> 从今往后，你就去群灵峰为师尊守墓吧。无论寒暑春夏，不得出峰半步。 掌教啊，掌教，受伤的弟子都集中到四方堂这里了，方便照看。嗯，隋朝新建，欲与道门交好，隋帝赐我于长安建玄都观，那里往后便是玄都子府的一处分道场了。我精力有限，无法兼顾，打算让几位长老。 每年轮流过去打理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这这这这！唉，掌教宽宏大量，不计前嫌，我们却不能若无其事。轮流坐镇长安一事，就不必将连善算在内了。我愿以余生教导弟子，帮忙打理树务，不再下山一步。要说有过，我身为长老，却一意躲事。 没将师门兴衰放在心上，还请掌教责罚。便是让我去给历代祖师守墓，我也是愿意的。请掌教，请掌教责罚，我愿永不下山，以功补过。对玉爱，我亦有失察之过。他既然已经死了，许多事情都说无益。你们有心改过，就更该听我的。 难不成沉浸在过往的错处里自怨自艾，比遵从掌教之命还重要吗？我教罪，掌教罪。既然如此，就不必多说了。我来时，曾在山下遇见三人，他们千里迢迢前来拜师，却因故上不了山。劳烦师叔派人下去看看，如果他们还在，就带上来按规矩考核吧。往后。 只要有人想拜师，随时皆可。但考核要更加严格。同门相残之事，我不想再看到第二回了。是，掌教。 听说掌教在外面收了弟子，如今您回来了，两名师侄也该叫人接回来吧。多谢连师叔提醒，十五与七郎目前客居陛下宗，我看孔师叔门下的岳安与云畅办事稳妥，不如叫他们走一趟，将人带回来。嗯，如此，正好让他们出去历练历练。 <laughs> 沈道长贵人事忙。 我可算找到你了，别郎君。事情再多，也要注意别熬坏身体。多谢关心。我见你在朝为官，与许多人周旋却游刃有余，心中羡慕的很。若换你来当掌教，必然要比我合适百倍。沈道长过誉了，我这些年常与人打交道。 以致武功毫无寸进，师尊十分不满。这也是有得有失，所以天下事岂能完美无缺？啊，我来找你是想辞行的。既然此件事了，我也不叨扰了。这次多得相助，沈乔感激不尽。往后若有需求，我必尽力帮忙。啊，沈道长不必如此客气，您要谢就谢我师尊吧。 若无他吩咐，我岂能自作主张？不知燕宗主与葫芦姑一战定在哪里？我也不知，得回头让人去打听打听。那依你看，你师尊这次可有胜算？这……那日事件大会我并未亲至，没见过葫芦姑的身手，但听说他武功绝高。 世间罕有敌手。嗯，我曾与他交过手，即便拼尽全力，五十招之内也必然落败。竟有这般厉害，那如何是好？师尊的魔心破绽，还未完全修补好呢，怎会如此？上回我明明听他说已经尽数恢复了。师尊是这么与您说的吗？ 其实当日他与雪婷一战，内力伤了元气，原本已经要圆满无碍的魔心，又开始出现破绽，须得静养一年半载。可谁知后来玄都山有变，师尊不得不出此下策。这一次的约战，只怕你与燕宗主之间，想必有联系的法子吧？他现在在何处？有是有。 不过这一战势在必行，沈道长不必因此觉得亏欠。我师尊做事，必是心甘情愿的，断没有人能勉强他。我知道，但若我见不到他，又于心何安？掌教，山下有人求见，自称幻月宗弟子玉生烟。啊，玉生烟来了。 快快请人上来！是。 <laughs> 恭喜沈道长重得掌教之位，想来我是第一个上山恭贺的，道长可得给我封个大红包啊！多谢。你这是从哪里来？嗯，从长安来的呀。啊，师尊将雪婷带到天台宗，换回了朱阳册残卷副本，让我带过来给沈道长。 那，那你可知，你师尊如今在何处？他与葫芦姑的约战又定在何地？这一战，定在了半步峰。 地滴细雨中，有幸与我见。 都来此停留，是你踏夜而过，赠我刀锋，换痴这剑梦，生死情，风送。 西山河长有草木依不朽。你这小鹿有名字吗？有，叫阿乔。 <laughs> 你不觉得他很像你吗？我有件事想与尹宗主商量。哦。 沈掌教如今身份贵重，何事需要用上“商量”二字？与葫芦姑那一战，我带你去，可否？上回你自己探过脉，我的伤并无大碍。嗯，不信你再瞧瞧。阿乔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从前我将人分为两类。嗯，一类是对手，一类是蝼蚁。 但现在，我的想法变了。你与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不同。